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赵老师，今天跟您探讨一下面子问题，您能不能确切点说说，到底什么是面子？按词典的解释，就是表面上的形象、虚荣。 这个解释挺负面的哈，中国人常说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，可大家还是觉得面子不能不要。也有人说，面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挣得的一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。这个解释我觉得更好。仔细想想，其实咱们都挺顾面子的。比如说，在公众场合要干净、整洁、文明，给别人留下个好印象，不能丢人。没错。 咱们中国人还认为有面子就有尊严，没面子就被人看不起，这是积极的一面。面子会使我们约束自己、规范自己、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，但因为要面子而使自己受委屈，甚至骗别人就不好了。您举个例子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从前有一个人，每次出去都是酒足饭饱以后回来，妻子问他和什么人一起吃的饭。 他说是朋友、大官儿、有钱人。妻子奇怪，家里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客人呀。妻子想把这件事搞清楚。第二天，丈夫出门后，她就跟上了。丈夫走遍全城，也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。最后，丈夫来到城东边安葬死人的地方，走到祭祀的人跟前，跟人家要剩下的食物。妻子看了很生气，心想。 丈夫是自己终身依靠的人，现在竟然这样！一会儿丈夫又高高兴兴的回来了，仍旧对妻子摆出一脸的高傲。这个故事没有讲结局，但我们可以想象，不管在什么时代，这个丈夫一定没有好前途。这个故事像一幅画，给我们画出了一类人：他们不想劳动，只想过安闲舒适的生活。这种人还有个更大的问题。 就是他们还想要面子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说的面子，有时候还指公共面子。比如，我们都希望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冠军，为国家争光。没错。六，女的认为哪种面子的解释更好？ 七，面子的积极意义是什么？八，以下哪一项符合故事的情节？ 九，这个故事表现了一类人的什么特点？十，人们常说的面子还包括什么？